上一讲啊，咱们讲的是惨烈的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这个苏德战争开局伊始，这个布列斯特保卫战啊，成了苏军为数不多的啊，甚至可以讲是屈指可数的亮点。整个这个国境线基本上就是一触即溃，一溃千里，德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只有这一仗，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明斯克战役的这个战局，因为这个布列斯特要塞它最终陷落的时间，甚至还晚于明斯克。如果苏联千里国境线上的所有的部队都像这个布列斯特要塞那样顽强并且有组织的战斗，那德军肯定是要吃大亏的。但是呢，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这个从全局上看，战场上整个苏军，尤其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正当面的西部方面军的表现，可以说呀是用用这个灾难来形容都不为过。这个跟德军相比是吧？你看德军在机械化战争当中前行合围、纵深突进啊，把这个战争艺术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啊，所以德军的进攻。 可以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进攻，苏军的表现跟德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啊，这个战前对德军主攻方向的判断上，苏军最高层就出现了偏差。苏军统帅部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军盯着的主要方向是号称苏联的粮仓、油仓和工业基地的乌克兰以及高加索产油区。 其实这种判断是没有错的，因为一开始希特勒就是这么想的。他自认为他是一个高明的战争经济学家，那他是懂经济的。他说他的将军们都不懂经济，那希特勒什么都懂啊，元首嘛，还懂艺术，懂瓦格纳是吧？懂画画，人什么都懂是吧？但是呢，迫于总参谋部军官们的提议，他不得不妥协。所以这个基于这种战略判断。 苏联西南方面军一直是顶配，拥有五十八个师，其中呢十六个坦克师，八个摩托化师。西方面军只有四十四个师，装备呢也比不了啊。甚至这个开战以后啊，西方面军装甲兵指挥官觉得他们的坦克就是靶子，只能让德国人打靶用。 所以，这种判断是一个这个非常严重的战略失误。从这个干部晋升的时候呢，也能看得出来啊。你要想进入最高统帅部，在西南方面军的基辅军区镀金是必须的。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总参谋长朱可夫都曾经先后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第一副总长。 瓦图丁也来自这个基辅特别军区。尤其重要的是呢，这个西南地区啊，是斯大林在二十年代国内战争时期的龙兴之地。所以呢，从主观上，这帮人都认为西南方向的战略地位最重要。因而呢，基辅特别军区在兵力、兵器方面是得到苏军统帅部的特别关照的。但是，苏军最高决策者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纳粹德国进攻西欧国家的时候，德军总是以最快的速度闪击占领对方的首都。现在，德军同样要以最短的距离、最快的速度拿下莫斯科。为此，德军就要首先消灭横在德苏边界的苏军西方面军。因此，这一定是战争爆发后德军的主攻方向。 呃，接下来咱们看一看这个负责主攻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到底有多厉害。中央集团军群拥有五十个师，包括三十五个步兵师、九个装甲师、六个机械化师。特别是它的装甲师数量几乎占了东线德军的一半。之前咱们说啊，德军为了打苏联，总共呢组建了四个装甲集群，中央集团军群就有俩。 指挥官呢，分别是这个名将赫尔曼·霍特和号称德国装甲兵之父的古德里安，这俩呢堪称是黄金搭档，后面多次默契的表演了装甲兵两翼包抄、前行合围的战术，这在刚开始的苏军看来啊，几乎是无解的啊，尤其是古德里安这个人脑子里除了冲就是冲。 那由于波兰和法兰西战役创造的奇迹，这位公认为闪电战创始人的人拥有了越来越高的声望。但是呢，这样的军人他的耿直也让他越来越不可一世，尤其是在跟同僚甚至上级相处的时候非常不和谐。这个他们眼里的古德里安啊，就是一位天生的为战争而生的狂人啊，所以在这个同事之间呢。 这个古德里安除了跟霍特关系稍微好一点，也只是稍微啊，遇到这个争执，俩人也说撕就撕，其他人根本就入不了他的法眼。尤其是后边咱们会说到，他跟第四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元帅俩人不共戴天，那也不知道怎么就就这么大仇。但就这哥们他丝毫不懂官场政治，那当然他也就没啥架子，那愿意跟这个士兵。 混在一起，所以他深受麾下将士们的爱戴，那也有点像后来这个美国的这巴顿将军？因此，德军将士人人都以在古德里安将军旗下作战为荣。而且，古德里安的部队所有的坦克上啊，都用白漆写上了他名字的首字母啊，一个大写的 G，就是上升到这个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个。 感觉了，那后来连苏军看到这个，凡是坦克上带着大白记的，就不爱抵抗，那要么跑要么降，别惹这个，别惹哥啊，哥是一个传说，是吧？大写的哥，是吧？那这个有功的就肯定有守的，德军这边百战名将，兵精粮足，士气高昂，那边对垒的呢，这个苏联西方面军司令就有点浪漫的意式风情。 西方面军司令是谁呢？是文艺范儿的苏联英雄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大将。咋这么啰嗦？俄国人的名字啊都是自己的名儿、父亲的名儿和姓所以德米特里是他的名儿，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他爹啊，巴甫洛夫是他的姓那俄国人要是表示亲热的话呢，是不能称姓的，就跟咱叫老王这不亲热。 是吧？哎，那叫三儿，哎，这比较亲热，是吧？哎，铁蛋儿，是吧？栓柱，这比较亲热。所以俄国人一般都是叫名字和复名，啊，一叫德米特里·格里格里耶维奇同志，我是吧？那舌头不会打弯，根本叫不出来。这位老哥成名于西班牙内战，回国之后委以重任，当上了装甲坦克部部长。当时呢，他牵头做了一个非常欠抽的逆时代政策，就是建议取消装甲兵团。 让坦克给步兵当支援武器啊！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步兵当中去。还好呢，他及时高升到了白俄罗斯啊，当西部军区司令啊，要不然苏军就退化到了一战水平。为啥说他是一个文艺范儿呢？啊，因为他是一个骨灰级的电影爱好者，跟这个天出名将金正日将军有一拼。骨灰级的电影爱好者，经常给报刊写着这个。 影评啥的，那好像苏联领导人都好这个嘛。后来勃列日涅夫元帅也好这个，那写影评。所以在他那个长达五六行的头衔里，居然还有一个艺术家是吧？哎，人民艺术家。所以他也是巴普洛夫大将，也爱写影评。要是活在现在自媒体时代，应该会过得挺牛逼的。那每篇文章都十万加啊！开个公众号，来一短视频是吧？搞个直播。但是前提是你干这，你得先退休啊！你别当着大将干这个呀。 六月二十二号，德国进攻前，在空气里都能闻到硝烟味儿的时候，身为前方主帅的巴甫洛夫大将没有在司令部里，在哪儿呢？在这个俱乐部里，跟一帮这个人一块看片呢。比如他的副司令、参谋长啊，大家津津有味的在一块看片这时候，前线的这个军情官打来电话说，总参谋部指令让加强防范。 对应德军突袭，结果大将的回应是胡说八道，简直子虚乌有。之前我们还跟纳粹同志搞联欢呢。你看，我看的这新片都是德国朋友送给我的，俄文字幕都没有，这里边都是我喜欢的女影星。总参谋部的人是不是想打仗打疯了？是吧？说你给我回去睡觉去吧咵，那把电话一挂，接着看片在兵力部署方面，这位八大爷更是浪漫主义至上。 西方面军下辖四个集团军，第三、第四、第十、第十三。这位大神直接把这个四个集团军章当中的仨部署在离边界非常非常近的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位于白俄罗斯最西端，是突入波兰的一块弧形区域，南北宽度一百公里左右。 很难想象，区区一个小小的突出部，竟然集结了苏联西方面军四分之三的部队，其中三四十三个集团军分别位于突出部的北、西南三面，互成犄角，俩肩膀扛一脑袋。在进攻事态的时候，这种前出部署得当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现在苏联是被进攻方。 所以，这种排兵布阵就是给德军准备好了饺子馅儿，等人来包，是吧？您这胳膊就这么着了，是吧？这这大拳头在这伸着，是吧？腕子后边啥也没有，孤悬海外，那人家齐根儿一切全完蛋。所以，早在一九四零年，刚刚晋升为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大将就预感到西方面军部署成问题，就提醒了巴甫洛夫，说这个。 你不能这么干，这么干就让人包饺子了。但是你想，八爷能你说啥是啥吗？断然否决了朱可夫的提议，还严厉的批评了朱可夫。老朱，你是不是苏联人？你懂不懂一寸山河一寸血？难道我们能够放弃白俄罗斯，把防线放到乌克兰吗？朱可夫一看，这家伙茅坑里的砖头又臭又硬，是吧？也不好强辩啊。那那他到时候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吧。啊，就在西部军区呢，举行了一场那个模拟的攻防演习。 巴甫洛夫扮演红军，朱可夫扮演蓝军，也就是德军。演习的结果同一年后战争的完整预演一样，巴甫洛夫的三个集团军在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被朱可夫的机械化兵团在南北两侧毫无悬念的合围了。但是巴甫洛夫不认怂，硬币还有正反面呢，胜败乃兵家常事，都有偶然性。再说你这是演习。 红军杀敌的斗志没有被激发出来，真打仗的时候，我们绝对能做到一不怕死，二不怕死的难看，是吧？用革命的热情燃烧敌人啊，那就两说了。演习嘛，根本没啥意义。我电影协会的，我怕谁是吧？有本事咱俩比写影评，你干得过我吗？打死他都没有想到，这次演习简直就是一年后战争结果的彩排，一模一样，一样一样的。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